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三十三集。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来到中谷，有机会和日后历史书上的传奇人物并肩作战，这是何等的机缘呢？天启记许多传承断绝。 尤其是武学技法，很多都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失传了。但是现在，后世宗派的创始人就站在他们眼前。如果林青霄能跟着他们一起行动，所得注意将不可估量。林青霄当然也知道这是好事儿，前辈有意提携他，才会说这样的话。林青霄对修炼的态度历来是专注又严谨的，有这样的机会，他理应想都不想应下。 可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犹豫了。林清霄说：“一旦上战场，时间就不由自己安排。这样一来，我可能没法及时护着你。”洛寒惊叹了一声： <sighs> “原来林清霄在为难这件事。”洛寒立即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。那个约定，嗯，也不是非要那么严格的遵守。” 反正我也要跟着西恒前辈学习，这段时间你尽可去做自己的事，我成天待在营地不会有危险的。林青霄并没有立刻接话，他默然良久。但是这样可能会很久。林青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隐秘的心思，他也知道每个决定都应该为自己负责，唯有自己强大才是真正的依仗。 可是，如果他答应了荣成神，那么极有可能他会几年几年的离开营地，随战在外。洛寒在这段时间里认识了什么人，经历了什么事儿，他都无缘参与了。如果洛寒认识了其他失灵男子，林青霄仅是开了个头，就没法再想下去。林青霄并不知道他能为此做什么。如果有任何举措可以推进或者避免，无论多难，他都不介意。 但是偏偏这是人力所不及的，他只能被动的等待最终审判。洛涵见他不说话，以为他还介意于那个一千年的约定。洛涵有点头疼，自己挖的坑还得自己填。他不久前才信誓旦旦说过，一千年就是一千年，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。现在他不能拆自己台，只能拐弯抹角的给他圆场。你跟随众神出战。 你变得越强大，打败的魔族越多，后方阵地就越安全。这也是在保护我啊！反正我们是要回去的。我努力学习法则，你去战场磨练剑法，我们共同为了一个目标努力。即便不在一起，也没有关系。林清霄没说话，洛寒也不知道他被说服了没有。很快，他的屋子到了。洛寒开门，他进门前停住，迟疑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转身。 十分郑重地直视林青霄的眼睛。保护不是捆绑，我不希望这个约定成为你的负累。成长应当各自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而不是为了另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梦想。我希望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不要为任何人妥协，哪怕那个人是我。林青霄仿佛终于动了，他缓慢点头，低声说：“好。” 洛寒放下心说：“那我进去休息啦，晚安。”晚安。洛寒进了屋子，转身关上屋门。外面月亮被云层遮挡，窗户半开，屋子里昏昏暗暗。洛寒去桌子上找灯台，经过窗户时，他鬼使神差地回头，看到林清霄还站在原地，并未移动。此刻，月亮忽然穿出云层。 月光大亮，清冷的光芒如流水般倾泻，刹那间铺满庭院。林青霄站在亭中，身姿笔挺，孤影寂寂。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？洛寒手中的火引子晃了晃，扑哧一声将灯芯儿点燃，屋内光线大作。洛寒被突如其来的光亮刺痛眼睛。 他本能的捂住双眼，等习惯后，他慢慢放下手，再从窗户中看去，庭院中已经没人了，一切安静如常，仿佛刚才都是他的幻觉。山中无岁月，一转眼就是三年。洛寒跪坐在蒲垫上，他面前的桌案上放着一个竹杯。 他双手围在竹杯两侧，手中缓慢发出暗金色的光芒。随着光芒流逝，竹杯仿佛发生了某种异变，清脆的杯壁迅速暗淡老化，最后变成枯黄的干木。洛寒松手，枯木似乎无法维持自身，啪嗒一声碎成两半。西恒懒洋洋地躺在榻上，打了个哈欠，说道：“不错。” 洛寒活动自己的手指，时间术真的非常非常难学。竹杯是死物，不会动，也不会有因果。洛寒只是控制这么一小只竹杯，都感到十分勉强。开启时间漩涡需要大量能量，洛寒要一边从天地吸收能量，一边控制竹杯上的时间加速流逝，同时还要抵抗时空本身对扰乱因子的斥力。 仅仅只是一百年，洛寒就感到已经到了他的极限了。他看着眼前干枯的竹子，不禁叹气：“只是一百年而已，中古距离天启纪，那是以亿万计数啊。”西恒见他情绪低落，说：“你才学了三年而已，能做到如此已经很好了。基本原理你已经学会，接下来无非熟练手法、积累力量罢了。哦，对了。” 你会反向流动时间吗？洛寒摇头，他现在只能做到加速时间流动，延缓时速或让时间逆着回流，他还没学会。西恒为难地压了一声：“你不会啊，这就难办了。现在竹杯变成了一堆木头，不能用了。你要是能复原还好，不能复原，这些损失怎么办？”洛寒震惊了。 可以这样，这不是教学道具吗？并不是，这是我私人收藏的茶器。西恒从榻上坐起身，站起来抖了抖衣襟，说：“我只剩这一套杯子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反正在我晚上回来前，我要看到一套完整的杯子。”西恒说完，就背着手朝外走去。洛寒看着桌子上一堆朽木，试着轻轻碰了一下。 立刻掉下来许多碎渣，洛寒不敢再动了。他凝聚注意力，想着试着将时间回拨，让杯子回到一百年前。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破坏容易，复原困难呢。洛寒尝试了很久，都没法让时间倒流。算了，我下山再买一个吧。骗谁呢？这是私人收藏，当我认不出来刘木匠的手艺吗？ 洛寒从西恒的屋子里出来，给他带上院门。西恒真是心大，说出门就出门，连门都不关。这三年来，洛寒因为常在山上，干脆也在山间盖了间小木屋，离西恒的木屋不远。他从西恒那里上课回来后，如果懒得下山，就直接在山间木屋住下。山脚下的屋子依然还给他留着。 但是洛寒越来越少住在山脚，只有大部队出征回来的时候，洛寒会搬到山下见见林清霄、荣成神、贺虚神等人。其余时候，他基本窝在深山老林里自闭。这三年，洛寒系统的学习了如何修炼，他知道了什么是神力，制定法则要遵循的原理有哪些，其他人的法则如何运转。 他原来是个自己扑腾的野路子，现在终于有了体系和框架。能自学成才的终究是少数，大多数人还是需要跟着体系学习。如果有前辈的指导，能参照前人的经验，进步远比自己闭环学习快很多。洛寒回自己的木屋收拾了随身物品，就往山下走，因为这里有营地，虽然是前线。 但是也渐渐吸引了居民聚居。不开战的时候，山脚有市集，有小摊，还算热闹。洛寒以前也时不时下山采购，但是今天他才刚一进入，就感觉到气氛不对。所有人都兴高采烈。洛寒拉住一个人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今日是有什么节庆吗？”被拉住的大娘一见是他，越发兴奋：“哎呦，洛寒神！” 你今日下山了？你在山上休息，不知道？荣成神打了胜仗，大家都在庆祝呢。洛寒怔了一下，喃喃的说：“我还真不知道，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并不是洛寒不关心战局，而是战争实在太频繁了，一年中有一大半的时间，荣成神都带着人在外打仗。每次大部队回来，无论胜败，仅是这件事儿就能够营地里热闹一段时间了。 如今全民皆战，基本每个家庭都有丈夫、儿子、父亲，甚至姐妹在外打仗。军队凯旋是所有人最期待的事情。大娘虽然不知，但还是热情地回答：“哎呦，我也不知道，贺虚神没说，大概就在这两天吧。”他们两人站在这里说话，几个孩子就在不远处玩竹蜻蜓。 一个男孩几次都没法让竹蜻蜓飞起来，他心里着急，手上用力一搓，竹蜻蜓嗡的一声从手心挣脱，斜着朝洛寒冲来。洛寒背对着他们，没看到背后的动静。他听到声音，正要回头，竹蜻蜓仿佛突然被什么力量拦住，定定地悬浮在空中。仔细看，竹节处还凝着白色的霜雾。 洛寒惊讶地抬头，朝法术发出的方向看去。林青霄，路口慢慢出现了一队人。林青霄对身边人说了什么，事关了然，带着人继续往营地走。林青霄则转身朝市集走来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